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四十六集。今日公布名单后，中山的储物袋也送到洛涵手中。现在洛涵手中足足有天宫、中山、林显红、素一方四批补贴。 每批补贴中都有许多攻击符箓，尤其是天宫的财大气粗，直接配齐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的符箓，每种属性各十打，一打一百张，加起来就是足足五千张。除此之外，天宫的储物戒指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丹药十来瓶儿，两个阵法盘，一柄灵剑。中山给的东西和天宫的类似。 都是一些基础又消耗大的东西，再加上林显红、素仪芳给的，他们手里的东西相当多。洛寒甚至觉得，等回来后，光倒卖没用完的官方物资就能赚好一笔。按理这些符箓应当是管够了，洛寒以为林清霄手边缺符箓，连忙要把手指上的白玉戒指拔下来。你的那个戒指还在我这里，你东西不够的话，不必。 林青霄轻轻按住他的手，说：“我不需要这些。”嗯，洛寒更迷惑了。你不需要还买这么多？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。林青霄说：“福禄、镇盘、丹药等，我不太用。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是闲置，不如留给你防身。”洛寒瞪大眼睛，一时竟无言以对。福禄是将别人的法术封存起来借用。 阵盘则是将阵法封装成现成的程序，丢出去就能用，都是傻瓜程序。林清霄剑法双修，又精通阵法，那些符箓封存的法术，还不如他随手挽个剑花杀伤力大。他确实不太需要外物，需要全套装备的洛寒隐约有被内涵到。林清霄需要的符箓量太大了。 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侍者，都出去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林清霄要的东西找全。侍者把整理好的符箓放在储物袋中，递给林清霄。林二公子，您要的符纸都在里面。陶遁符为您准备了千里、万里、十万里三种跨度。万里陶遁符有两种，一种是定向遁走，一种可以隐匿气息。您看还需要什么？” 宗师侍者果然是身经百战，自动把陶盾服的配置调整成最适合小贝保命的。林青霄还算满意，点头道：“可以了，结账吧。”林青霄递出自己的身份令牌，侍者行了个礼，恭恭敬敬的接过令牌走了。洛寒刚刚得知这些都是给他买的，此刻在听到里面有这么多陶盾服，内心感情一时有点复杂。 我不至于需要这么多逃命符箓吧？怎么不至于啊？当然，这种话不能说出来。林清霄照顾幼崽脆弱的内心，说：“有备无患，虽然用不上，但留着总没坏处。”这个理由听起来就顺耳许多。洛寒默默接受了。林清霄清点无误后，把储物袋递给洛寒。洛寒看都不看，随手扔到储物戒之中。 林青霄眉毛跳了跳，终于忍不住了。你就这样放东西？洛寒也被问得一愣，完全摸不着头脑。不然呢？林青霄无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把你的私人物品另外存放，把对战时要用的东西给我。”洛寒奇怪的看了林青霄一眼，然后从左右手上分别拔下两个戒指。 这两个戒指便是天宫发的白玉戒指，储物戒指中可以存放储物袋。林显红、素一芳等人给他的储物袋，还有这段时间添置的东西，全部被洛寒塞在里面。洛寒脖子里有一个叶子吊坠，这个是刚穿越时菩提树给他的，里面放着许多灵液、灵药、法宝，这些是他的底牌。洛寒不打算现于人前。 连着叶子吊坠也尽可能不用，正好天宫发了储物戒指，就被洛寒当做储物工具了。洛寒接过储物戒指后，神识粗粗一扫，看到里面储物袋一个堆着一个，书籍、灵药、法器混着放在一块儿，浑身上下都开始难受。林清宵神识强大，只过了小一会儿，他就将戒指重新放回洛寒面前。 洛寒将信将疑地接过来，这次神识探进去后，他险些没认出来这是自己的东西。只见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码在木格中，洛寒印象中并没有这些木格，想必是林清霄的手笔了。其中法器、符箓、书籍、灵药、阵盘等按大类分别放在不同的架子上，每个类别内部又按功能不同整齐地排列着。 甚至连玉瓶的高度都是从上到下递减的。强迫症真的是一种很倔强的病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样东西确实好找了许多，而且所有东西合并后再分类，明显利用效率会高很多。洛寒将戒指重新带回手指，一个戒指放生活相关，另一个放修炼相关。菩提叶吊坠放保命之物，功能倒也非常明确。 他们这里话说完后，侍者也回来了。林清霄收回令牌，两人在侍者温柔的道别中出门。出来后，洛寒问：“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”玄机阁。林清霄说：“你还需要几样防御法器？”洛寒默了一下，片刻后悠悠地说：“你刚才整理我的储物戒指，应该已经看到了，我已经有很多防御法器。” 准确的说，洛涵所有法器都是用来防御保命的。刚穿越那会儿，菩提树、玄龟等给他塞了不少防御法宝，尤其菩提树，生怕洛涵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保命灵药就和糖豆一样给他塞。等到了这个时空后，洛涵自己怕死，动不动就买一两样防御法物。中山众人见了洛涵 不知道他们到底从洛寒身上得到了什么信息，一个个全给他送防御逃命的东西，就连凌显红和素宜芳三天前给他的践行礼，一个琉璃印，一个双星铃，也是偏向防御的。洛寒对狗的渴望已经这样明显了吗？但是就这样，林清霄依然觉得不够。他说：“还差些火候，何况……” 你也不能没有攻击法器。洛寒无奈同意了。玄机阁和他们刚刚出来的福禄店相隔不远，只需要穿过一条街，这点距离走过去就好。洛寒走到半路，眼睛忽然被路边一座华丽的楼阁吸引住了。这家店门口站着两个漂亮的仙士，他们每走一步，地上都会浮现一朵精致的莲花，隐隐还会传来莲花的清香。 这还不止，他们的发簪上竟然会悠悠的飘落花瓣，随便一动自带落花特效，又浮夸又玛丽苏。洛寒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，他好奇的问林青霄：“那是什么？”林青霄只是瞥了一眼，语气淡淡的说：“伊鸾阁，似乎是做法医和首饰的，华而不实，没什么用处。” 洛寒抿唇，不舍得往那个方向瞄。是吗？林清霄低头看了洛寒一眼，又回头望向那家花里胡哨的法医店，顿了一下，改口道：“虽然外观有些夸张，但是听同门说，防御效果尚可。正好你还缺少防御型的法物，不如进去看看。”好啊！洛寒想都不想，脱口而出。 他说完后有些尴尬，连忙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并不是喜欢，我就是去看看。”林清霄静静点头，十分配合。那走吧。洛寒嘴里说着只是看看，可是等他扎进怡鸾阁后，眼睛都看花了。以洛寒一个成熟的灵魂看来，怡鸾阁的衣服太幼稚了，比如会在身后拖出七彩虹光的长裙。 比如心情好会掉落金色水晶，心情不好就会掉落蓝色水晶的云间。比如风一吹来就会散发香气，发出乐声的披帛。譬如走路时会随着节奏落下花瓣的飘带。总而言之，非常玛丽苏，非常幼稚。穿着像彩虹一样的七彩长裙，眼睛又大又温柔的仙士姐姐笑着看向洛寒姑娘。 你身材气质也好，无论穿哪一条都会好看。你要试试吗？洛寒坚决推辞。太夸张了，我不是那么浮夸的人。林清霄站在一边，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心里无奈叹了口气，最后还得以一种平静理智的语气说：“仙界法医多有阵法，这种并不算夸张。”洛寒瞪大眼睛看林清霄 真的，林青霄清清淡淡，仿佛在谈什么学术问题般点头。真的，洛寒立马就被说动了。他抱了一大堆衣服进里面试。怡鸾阁给顾客准备了大而豪华的试衣间，还立了一块巨大的水镜，站在镜子前可以三百六十度查看穿衣效果。洛寒此刻站在镜子前，看到他的裙角拖出彩虹一样的光芒。 清风徐来，他的身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背景里隐隐有美妙的仙乐声响起，随着他走路，上空不断落下粉红色的花瓣。似乎察觉到此刻洛涵的心情变化，他上半身的云肩变成金色，吊坠处落下碎金般的水晶光点儿。洛涵尝试着转了个圈儿。 亮晶晶的星点和七彩虹光落在一起，仿佛某种高贵的会员皮肤，身周还悠悠飘荡着花瓣。呃，世上竟然有如此具象化的玛丽苏！我要是穿着这身衣服出去打架，林青霄会不会立刻把我踢出队伍，并且彻底撕毁一千年的约定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